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九十四集。魔域中魔王各有各的阵营，现在林青霄劫持了雷烈王，其余城池的人更多的当做热闹看，并没有多少人下场帮忙。 真正出力攻击的都是雷烈王府的人，而既然是雷烈王府的人，面对雷烈王就总是投鼠忌器，不敢真的打。毕竟看林青霄的架势，他真的会杀了雷烈王的。仙族并不反击，一心撤退；，其余势力的人隔岸观火，雷烈王府的人又投鼠忌器，几方僵持下，众多魔族竟然眼睁睁看着林青霄离开王府，逼近城门。 城外的防护和武器都远不如雷烈城内，一旦让林青霄出了城，那就更不好抓了。雷烈王毕竟是魔域霸主之一，手下能人辈出。雷大给下面几个死士打眼色，偷偷散开。即将出门时，雷烈王府死士突然发难，纠缠住先祖的脚步。与此同时，城门上缓缓降下一道厚重的玄门。这种门是玄金铁打造。 又重又硬，是战时用于被动防御的。这道门一旦闭合，可保外面的人连轰三个月都进不来，但同样，里面的人也出不去。林青霄皱眉，他们不能被这道门困住。然而，雷烈王府的人不要命一样向上冲，他们的行动被大大牵制，实在没法脱身。正在为难间，城楼上的玄门突然停止下降。 魔族的几个死士也被定住了一般，无法行动。洛寒站在城外，手上缭绕着苍茫浩荡的法则之力，对着林青霄轻轻一笑：“我来啦。魔族死士动作凝固，后面的魔族城楼上的玄门，甚至路边的旗帜都陷入停滞中。雷烈王看到这一幕，瞳孔都不受控的放大。时间停滞。 这是上古时期神才会操纵的法术啊！随着中古大战和两次大灭绝，世上许多传承都断代，神术是断层最严重的。我要说，时空术这种古老强大的神术，就连最基础的召唤术也绝迹几百个纪元了。时至今日，竟然还有人得到了神的传承，并且学会了时空术。如果真的有神迹现世， 为何魔界从没有听过类似的风声啊？是神迹遗址出现在杳无人烟的地方，还是所有消息都被仙界封锁了？雷烈王极其怀疑是后者。雷烈王现在甚至都没心思去考虑神迹出现在哪里，他全部心神都被眼前这一幕吸引。一个白衣女子站在旷野中，容貌绝艳，法力高强。 风霜雨雪都在他的身边停滞，唯独他是鲜活的。雷烈王一动不动地盯着洛寒，都失去思考能力。他记得这个女子，她是林清霄从天界带来的，平素深居简出，少有往来。雷烈王还记得几天前，他自我介绍时说自己父母无名无姓，家族并不显赫，是个平平无奇的普通女子。 那时候，雷烈王还在心里嘲讽过林青霄傻，竟然为了真爱上演高门迎娶平民女子的戏码。现在想想，傻的分明是他雷烈王啊！这叫平平无奇，这叫普通女子。雷烈王甚至因此对洛寒所谓的父母无名无姓也产生怀疑。要是洛寒早说他会时空术，雷烈王会从头到尾对洛寒不闻不问吗？ 别说林清霄雷烈王也愿意以正妃之位相迎。如果他不喜欢看到其他女子，雷烈王甚至可以遣散后院，终身只留他一人。雷烈王悔得肠子都青了，难怪林清霄敢孤身闯墨界，难怪林清霄敢在宴会上就发难，原来还藏有一张这么大的底牌。雷烈王现在的内心就是后悔，非常的后悔。 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他再也不会信洛寒说的“他只是个普通人的鬼话”，也不会信先族都淡泊名利、从不搞阴招这种洗脑包。他一定从一开始就严加防范这二人。可是现在，他哪还有再来一次的机会啊？林青霄看到洛寒的那一瞬间，眉目舒展，眼神含笑，整个人明显轻松下来。 林清霄手里挟持着雷烈王，在地面上轻轻一点，轻巧越过城门，站到城外。林清霄问：“你那边有遇到意外吗？”“没有。”洛寒摇头，“只有我给别人制造意外的份儿，还没有人能麻烦到我。”洛寒说着，指了指倒在一边的素隐月，“你表妹实在是太吵了，我就把她迷晕了，大概要睡四个时辰，没关系吧？”“没关系。” 林青晓小心地打量洛寒，一个眼风都没有往素隐月身上扫去。只要活着送回灵山就行，反正他父母只说将人带回来，没说是生是死。林青晓说完，发现雷烈王像个傻子一样盯着洛寒，他心中不悦，伸手在雷烈王后脑击了一记。雷烈王闷哼一声，当即晕了过去。等人晕倒后，洛寒悠悠地问：“你对他做了什么？” 他怎么看起来傻傻的？不知道，可能本来就不聪明吧。林青霄说着，嫌弃的将人扔到一边，用法器结结实实的捆起来。一切只发生在瞬息间，城门里面的人还反应不过来，呆立当场。洛寒见他们不动，不得不提醒道：“快点，我只能停滞一小会儿时间，再不走来不及了。”其他人如梦初醒，纷纷从城门中跳出来。 所有人出城后，浮在半空中的蝴蝶继续扇动翅膀，城楼上的旗帜也如常卷动，时间立刻恢复流逝。这回他们眼睁睁看着一切发生，仙族队伍中的人都惊得合不拢嘴。他们再看洛寒，全部肃然起敬。仙界真是卧虎藏龙啊！平日里不声不响，看起来像花瓶一样的人，一出手竟然这样可怕。 时间恢复流动，魔族的人也可以继续活动。正在打斗的魔族莫名闪了一下，要包围的人转瞬就不见了。他们回头，惊愕地发现林青霄等人已经在城外。怎么回事啊？明明刚才他们还在交手啊，为什么一眨眼人就不见了？林青霄抬头，忽然拔剑。叶崇玉猛地反应过来他要做什么，慌忙大喊。 <laughs> 快收玄门！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林青霄瞄准了链条的方向，挥刃飞出一剑。这一剑中蕴含着凛冽的剑意，剑锋所到之处，旗帜栏杆应声而断。城楼上的魔族哨兵被剑锋扫到，一整面墙的人都不受控的掉下城楼，摔在地面上。在魔族士兵惊慌失措的叫声中，林青霄的剑意深深嵌入城墙。 将雷裂城的门楼画出整齐的一条裂缝，而控制玄门的锁链、开关以及保险全部被破坏。沉重的玄门失去控制，咚的一声坠入地面，将雷裂城的城门牢牢堵住。玄门落下，雷裂城的防护机制被触发，所有城门通道被动关闭，除非解除保护机制，不然无论是从里面还是外面。 都无法打开，雷烈城瞬间成为一座孤城。反派不可怕，就怕反派有文化。林青霄不愧是全能好学生，连控制玄门的链条在哪儿都知道。洛涵问：“升降门的链条被你破坏了，那叶崇玉、云梦寒、红莲妖王，还有幽赤王等人，他们要怎么出来？”不知道。林青霄淡淡收剑，一副与我无关的表情。 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吧。真狠啊！洛寒默默在心里竖起拇指，然后毫无负担的往边境撤离。他们原本的计划是强攻出城，洛寒不擅长单打独斗，所以提前绑了苏隐月离开，在城外见机应援。等出城后，多半还要有几场硬仗要打。没想到雷烈城居然有玄门，而且还降下来一半。 既然如此，那林青霄顺势拿来一用，倒解决了他们的追兵问题。他们撤离比他们计划中的轻松许多。等雷烈城的求救信传到其他城池，魔界其他人想出兵追击时，林青霄已经走出很远了。在第十天的时候，魔族的人终于追上了林青霄，而那时他们距离仙魔边界只有不到千里。 叶崇玉已经得知苏隐月不在了，他抛下新婚的妻子，带着人不吃不喝，从魔域腹地追到边境。魔界其实猜到了仙界这次来人多半会抢婚，但是他们没想到仙界抢的竟然是表妹，而不是新娘。仙界不按套路出牌，把他们搞得也很茫然。林崇玉一直追到边境，地形从戈壁变成草原。 风中已经能闻到银河独有的湿润水汽。叶崇玉站在巨大魔兽身上，不依不饶地和林清霄对峙。呼啸的风从草丛上卷过，将草原涌动成一层层碧浪。叶崇玉已经几日几夜没有合眼，眼睛里满是红血丝，整个人已经不再英俊，只剩下憔悴。 叶崇玉举着刀，直直指向林青霄：“把他还给我。”这句话单独听没什么问题，甚至还很深情。可是联想到男主人公前不久才娶妻，现在妻子还独守着空闺等他圆房，就觉得这糖挺毒的。林青霄听到这些话，只觉不可理喻。他负手站在齐腰草丛中，问：“素隐月是你的什么人？” 你以什么样的立场，来跟我说这句话？叶崇玉哽了片刻，艰涩道：“他对我有恩，我不能抛下他。”可你已经娶妻了，林青霄冷冰冰地说：“叶崇玉，你已经不再是被所有人捧在手心的大公子，你能不能有点担当？你若真喜欢她，那就正式去灵山提亲，看看苏家家主愿不愿意将女儿嫁给你。如果你不喜欢她，” 为什么还要纠缠不休？苏隐月并不需要你报恩，你不去找他，他才能活得更好。那你也不能违背他的意愿。叶崇玉不知被戳中了什么痛脚，怒道：“你只是他的表兄，并非他的父母，你有什么资格替他做决定？他愿意待在这里，你凭什么强行带他走？”林青霄近乎怜悯地看着他：“是苏家家主和主母，亲自求到中山。” 以苍瑞八百里地作为代价，请我将他带回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